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又到咱们二战特辑节目了啊！今天呢，咱们要讲的呀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事儿之一啊，就是七二零事件。呃，咱别看今天这个七二零事件知名度非常高，那但是在当时呢，尤其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啊，这个事儿啊，其实没特别大的影响啊，在德国国内啊，好多人都不知道。你说德国老百姓都被蒙蔽，不知道这件事儿的真相。 也就罢了啊！但是盟军这边听说这件事之后，也没有任何表示啊。按说至少你从这儿就知道有好多德国人是反对希特勒的，应该想办法去拉拢他们，号召他们投降啊！这不就可以少打很多仗，少死很多人吗？啊！但是盟军没有表示，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咱们好好的掰一掰这个七二零事件。咱们这个今天看历史书啊，就觉得纳粹德国就是一疯子国家，就跟那个。 美国人说日本似的啊，说日本是占地三十七万平方公里的精神病院，关着七千万疯子。德国也差不多是吧？哎，占地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精神病院，关着七千万疯子是吧？你看这帮领导人，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没一个正常人。但是呢，你别忘了，德国是西方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的文化底蕴相当深厚。 是吧？要不然怎么会诞生那么多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所以对希特勒这帮疯子，从他们一上台，反对的意见就不小。咱们中国人呢，这个经常容易有个误解，那就是说希特勒是被德国民主制度给选上去的。这个要我说，这些人历史啊，就算白念了。一九三二年，希特勒参加总统选举，满打满算是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的选票。 纳粹党在国会选举获得的选票数呢是百分之三十七点四，所以其实反对纳粹的人实际上是多数的啊，只不过呢反对纳粹之后，咱支持谁，大家没有一个统一意见，所以纳粹才成了第一大党。希特勒当权以后就开始大肆迫害反对自己的人啊，再加上咱们前面说过，他在经济上呢有一些所谓的成就。 也就让反对的声音啊越来越小，很多坚定的反对者呢就转入到了地下活动。这里边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黑色乐队，这个小团体的核心啊是赫尔墨特·冯·毛奇啊，他正是大名鼎鼎的普鲁士帝国前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老毛奇的侄孙，所以呢咱们就管他叫小小毛奇啊，因为一战的时候有一个小毛奇，大家呢都凑在他周围，每天就计划怎么能推翻纳粹。 但是小小毛奇名门世家非常看重自己的荣誉，所以反对通过暗杀这样的手段，认为呢这不光彩。而正规手段呢又没辙啊，所以这些人经常聚会，但是没什么具体行动，也就是嘴炮。到了这个1944年，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希特勒对国内的控制越来越严啊。一月份呢，小小毛奇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前总参谋长贝克大将就成了新的。 头目小小毛奇一被捕，大将呢就感觉到了压力，那觉得很可能呢希特勒已经开始要调查自己了。这时候呢，思想比较激进的年轻的上校冯施陶芬贝格就走到了舞台中间。施陶芬贝格出生在一个巴伐利亚传统贵族家庭，战争开始初期，啊，他因为一个一个的胜利而豪情万丈。 进攻苏联以后呢，施陶芬贝格目睹了越来越多德军的暴行，跟自己的贵族的传统理念很不合，于是呢就毅然加入了黑色乐队。后来他调到非洲军作战的时候呢，遭遇空袭，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和右手，左手呢也只剩下了三个手指头。这样呢，他就回国养伤嘛，避免了这个在非洲军全军覆没的时候呢被俘。 商誉之后呢，他就出任了这个后备军团参谋长。后备军团啊，就是驻扎在德国本土的国防军部队，战斗力呢虽然比不了这个前线部队，但是数量不少啊，还是一支很关键的力量。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成功开辟第二战场，大家都意识到啊，必须加快行动，等到德国战败就晚了。 施道芬贝格是行动派啊，他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就是利用后备军团的一个应急预案，叫做瓦尔基里计划进行政变。瓦尔基里是北欧神话当中一位很能打的女神的名字啊，所以这个计划呢也叫女武神计划。瓦尔基里计划呢说的就是，当德国内部出乱子，比如政变之类的，这个时候呢就由后备军团出马，控制关键部门，稳定国内局势。 所以施陶芬贝格计划通过暗杀干掉希特勒，然后呢就诈称是党卫军干的啊，他们要搞政变，让这个后备军团呢启动瓦尔基里计划，逮捕党卫军和纳粹党高官，从而呢控制这个全国。这个计划呀有两个最关键的地方啊，一个是呢你必须顺利的干掉希特勒，第二一个呢是后备军团必须坚决迅速的执行这个计划，尤其是这个第二点。 很大程度上呢，取决于后备军团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态度。可是上将这个人出了名的狡猾啊，早就察觉到呢自己的手下有人在密谋，但是他既没有加入，也没有告发他们啊，是一个这个典型的骑墙派。可是施陶芬贝格伯爵啊决心已定啊，说无论最终能否成功，咱都必须实施计划啊，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不是所有的德国人啊都是希特勒的帮凶。 一开始呢，派去刺杀希特勒的是一位叫史蒂夫的将军啊，因为他能经常见希特勒汇报工作。刺杀时间呢，选在了1944年的7月7号。这一天呢，希特勒要参观德军的新款制服展览。结果到了这个当天的展览上，史蒂夫怂了，没敢下手。所以施陶芬贝格一看呢，别人都不靠谱，干脆我亲自来吧。这样一来，他实际上身兼两个最重要的任务。 又得执行刺杀，是又得回来执行瓦尔基里计划，这就埋下了不少隐患。这个时候，黑色乐队里已经有了不少大人物啊，除了这个贝克大将之外啊，还有前西线德军总司令维茨莱本元帅、前装甲集团军司令霍普纳大将等等。另外呢，还有很多知情的人啊，比如隆美尔元帅，都在齐墙观望。 等着看你们的行动能不能成功，我我再选择阵营。所以能不能炸死希特勒就成了关键。施陶芬贝格伯爵准备用来暗杀的武器是两块巴掌大小的这个塑性炸药啊，把伪装成钢笔的引爆装置插进去，再用钳子把笔帽夹扁之后，炸弹就会在三十分钟后爆炸。 施劳芬贝格两只手加一块才仨指头啊，所以必须由副官海弗顿中尉帮忙一起组装炸弹。七月十一号，施劳芬贝格跟希特勒和戈林一起开会，但是因为想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希姆莱仨大魔头都炸飞，所以没有行动。四天之后又跟希特勒开会，这次戈林、希姆莱都不在，而且希特勒提前离开，就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啊。七月十九号。 伯爵接到通知，让他第二天呢到狼穴参加会议。这一次施陶芬贝格决定，明天了，就是明天了，不论其他人在不在，都要炸死希特勒。狼穴是希特勒在东线的指挥部，啊，坐落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郊外的密林深处，啊，有一大片碉堡和这个好几层岗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号这天，阳光灿烂，天气很热。 施陶芬贝格带着副官海弗顿，经过重重岗哨进入狼穴。他俩的公文包里呢，各放了一枚炸弹和一个引爆装置。自己呢，还带了一件衬衫。这边这个接待他的军官就发现他的包啊特别沉啊。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啊，跟他讲说：“我跟元首有很多重要的事要谈。”刚坐下不久，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就告诉施陶芬贝格说：“下午墨索里尼要来开会。” 所以咱这个会啊得提前半个小时开。施陶芬贝格一听有点慌啊，赶紧借口呢要换件衬衫，就在这个凯特尔的卫生间里开始组装炸弹啊。因为这个来来往往啊人太多啊，只好让这个海夫顿呢在门口放风。卫生间里边特别热啊，所以这个施陶芬贝格用三个手指头紧张的组装炸弹。 凯特还倍儿着急，一会儿就过来催一次，好了没有？你换件衬衫这么长时间啊？您这这是吧？换张皮也够了，整容呢？所以匆匆忙忙折腾半天，就组装好了一个炸弹，就去开会去了。一般呢，这个希特勒开会都是在地堡里啊，但是最近实在是太热，七月二十号正好夏天嘛，就改在旁边呢一间地面的会议室开了。 施道芬贝格进屋之前告诉电话员啊，说一会儿呢他要接一个重要电话。那就算此时他正跟元首开会，也要进来叫他。啊，这话呢实际上是说给凯特尔听的。啊，自己待会儿离开呢，他不会疑心。等到这个进了会议室，这屋子里有二十多个人已经在开会了。啊，希特勒呢正在听这个陆军副总参谋长豪辛格中将汇报。施道芬贝格呢就悄悄把公文包啊放在离他只有两米远的这个。 桌子底下啊，然后呢，假装跟那听，离炸弹爆炸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施劳芬贝格呢就悄悄的这个溜了出去啊，跟海弗顿一起坐上汽车往外走。汽车刚发动，身后就传来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浓烟烈焰直上云霄。施劳芬贝格非常冷静，命令驾驶员别停车啊，趁着混乱过了几道岗哨，坐上飞机就一路颠回了柏林。 在这个柏林后备军团司令部，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上将和他的副官科恩海姆上校都是密谋分子。他俩呢，本来应该负责在炸弹爆炸之后立刻说服弗洛姆启动瓦尔基里计划。结果呢，这个奥尔布里希特上将啊，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了啊，非常犹豫不决，想先确认希特勒是不是死了，等他死了再行动。但是反复给狼穴打电话都不通。 就这么活活耽误了仨钟头，最后克恩海姆上校实在受不了了，说咱们不能再等了。到这时候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过河卒子没退路，只能闭着眼睛狂奔，哪怕裸奔。所以俩人就找弗洛姆，可是这老狐狸也非要确认元首的死活，没办法，只好把弗洛姆关起来，然后俩人以弗洛姆的名义下令，正式启动瓦尔基里计划。 等到施陶芬贝格伯爵回到柏林，发现行动刚开始，大吃一惊啊！靠，你们这帮人怎么这么磨蹭啊？这是能磨蹭的事儿吗？赶紧命令，派出几支人马，分头逮捕党政要员。但是这些这个被派出去执行命令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要搞政变。 还以为自己去抓政变分子呢，一看要抓的都是这个党政大员，所以谁心里啊都犯嘀咕。一位叫雷默的少校带着人马去逮捕宣传部长戈培尔，一进屋啊，戈培尔正在桌子后边站着，跟他说：“你先等会儿，先别逮我，我拨个电话，你听听是谁啊。”然后当着他的面拨通了希特勒的电话，一听这个元首的声音啊，雷默少校马上立正敬礼。啊，希特勒在电话里告诉他：“你被密谋分子骗了。” 我现在命令你去逮捕他们啊！而且呢，我现在立刻提升你为上校啊！雷默特别高兴，火线提升，立刻掉头去抓捕施陶芬贝格这帮人。那这个雷默少校接到电话，真是希特勒吗？还真是。施陶芬贝格啊，离开会议室之后五分钟，炸弹确实炸了。但是这中间啊，有个小插曲儿。 有一个军官呢，想靠近一点看地图，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施陶芬贝格搁在桌子底下这公文包给碰倒了。于是呢，他就把这包拿起来，搁在了桌子的另外一头。这么一来啊，跟希特勒隔开了厚厚的桌子底座，那是很厚的一个橡木桌子啊，所以那底座也特别厚，恨不得半米厚。就这么个不经意间的小动作，救了希特勒的命。 也改写了历史。几分钟之后，炸弹准时爆炸，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被气浪掀飞。不过呢，因为他这个这次这个会议啊，不是在地堡里开的。如果要在地堡里开，炸弹一爆炸，大家了无生路啊！因为这个这个在地下嘛，是吧？他那冲击波出不来。现在是在地面的会议室，而且又因为是夏天，所有的门窗都开着。 这么一开，那冲击波不就泄了吗所以大大降低了炸弹的威力。所以希勒只是这个耳膜啊被震破了，他他耳聋了，胳膊被炸伤了，是吧？所以他没有这个这个生命危险，当然样子特狼狈，浑身上下都是灰尘，头发被烧焦了，裤子上全是大洞啊，差点能看见元首的隐私。 是吧？所以按今天的标准呢，这顶多算是轻伤啊，索赔都赔不了多少钱。那会议室里呢，二十四个人，有四个人被炸死，但是希特勒侥幸逃过了一死，立刻就开始疯狂反扑。其实本来这个施陶芬贝格啊留了一手啊，这个就是狼穴的通讯负责人啊，菲尔基伯尔啊，他应该在这个爆炸之后立刻切断这里所有的对外通讯。 但是希特勒没死啊，霍乱很快就被平息。菲尔基伯尔呢就没有办法明目张胆的行动。很快，全国上下就收到消息，元首没死啊，而且呢还将在晚上发表演讲。柏林本德勒宫里边的密谋分子听到消息以后，面面相觑。施劳芬贝格一口咬定他们在说谎，希特勒肯定死了。但是呢，很快其他人就谈家不住了，派出去执行抓捕的人马也一个接一个失去了联系。 这时候雪上加霜，弗洛姆的副官呢偷偷把他救了出来。他马上给狼穴打电话啊，凯特尔告诉他元首还活着，让他立刻活捉施陶芬贝格。弗洛姆一听希特勒没死，那政变就不可能成功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赶紧把自个儿摘干净啊，否则的话那跳进黄河洗不清。于是马上亲自带人包围了本德勒宫，经过短暂枪战，终于赶在盖世太保到来之前活捉了施陶芬贝格啊。 这个当天晚上，弗洛姆决定杀人灭口啊！其中这个贝克大将呢，曾经是他的上司，就跟他讲啊，说你能不能给我把手枪啊？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别再面对行刑队了，给我点尊严。弗洛姆说没问题啊。于是贝克呢就开枪自杀，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第一枪呢。 打伤了这个自己的脖子啊！第二枪呢，把腮帮子打穿了啊！这这老头临死之前还受这么大罪，自杀都不行，看来真是老的不灵了，还没死，只好由一个卫兵补了一枪。其他几个人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当天夜里，经过草草审判之后，施陶芬贝格上校、海夫顿中尉、奥尔布里希特上将和克恩海姆上校四个人呢，被执行了枪决。临死前，施陶芬贝格高呼：“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 他们的尸体呢？这个草草掩埋，后来呢被党卫军挖出来火化，骨灰呢就撒在了附近的这个荒野里。短短一天，720事件宣告失败。经过这一炸，希特勒受了巨大的刺激，愤怒的命令盖尔太保清查所有相关人士，连亲属也一律逮捕。 盖尔太保很快就找到了密谋分子预定的新政府名单啊，还有各种信件、日记。所有主谋人员都被送上了所谓人民法庭。这个法庭其实特别扯。庭长弗莱斯勒是纳粹党一个出了名的变态。被告一说话，啊，这个他就随意打断，用特别夸张的语调大声训斥。审判基本上就成了他表演的闹剧，纯粹就是为了表演，为了羞辱这些人。 维斯勒本元帅被没收了腰带，必须用手拉着裤子受审。那这出闹剧的结局不难想象，所有主谋基本上都是以最残忍的方式处死，枪毙呢算是最轻的了。那维斯莱本元帅呢被用钢琴琴弦挂在屠宰场挂猪肉的钩子上吊死。盖尔太保还把行刑过程拍成电影啊，让这个希特勒欣赏。值得一提的是，弗洛姆上将。 他虽然是机关算尽，但是傻子都能看出来这是杀人灭口啊，所以呢，他也被逮捕，几个月之后被处决。针对这个七二零事件啊，逮捕和处决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前后后抓了七千多人，其中呢近五千人被处决。这个数字其实远远超过了真实参与的人数，其实呢，就是希伯来借机要铲除异己，啊，很多在骑墙观望的人。 也没能幸免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隆美尔和克鲁格两位元帅啊。事发之后呢，这个隆美尔被迫自杀啊，这故事咱们在之前的特辑节目讲过。克鲁格跟他的情况差不多啊，也是一直对密谋分子啊。 持这个暧昧态度，啊被希特勒这个发现之后，服下了这个氰化钾胶囊自杀。啊，临死前还给希特勒写信，啊说请结束这场战争吧，我的元首，德国人民受的苦难已经太多了。克鲁格不知道的是，他还寄予希望的元首是绝对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他把自己侥幸没被炸死这件事儿看作是神的眷顾，性格也变得更加歇斯底里。 对德国国防军越发的不信任，强迫全体军官向自己本人宣誓效忠，还宣布用纳粹举手礼取代这个军礼。当然了，雷默少校活得不错啊，当天晚上被晋升为上校，一直活到九十年代啊，死前都是顽固的纳粹分子。施道芬贝格这帮人呢，就被戈佩尔包装成了新版本的背后挨刀传说，那德国人民就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这个。 战后，随着纳粹余毒逐渐散去，德国人才慢慢开始视密谋分子为英雄啊！二零零四年六月，当时的这个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仪式上讲话说：“施陶芬贝格等人用行动证明，德国也有人曾经试图结束纳粹统治，他们就是德国自己的反法西斯英雄。” 这个施道芬贝格这几个人被枪决的那面墙啊，今天呢还在德国完好的保留着。那是今天德国的国防部啊，当年的后备军司令部。而且呢，那个那个地方呢，被改造成了这个，就是德国抵抗运动的这个博物馆啊。我在一七年去柏林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去这个打打车去购物啊，去德国。 最好的那购物中心名字我记不住了，去购物，哎，然后正好经过那个博物馆，不是有意要去的，对吧？因为我一看他那个门口立的这个博物馆的说明，然后有有有一些照片，施特芬贝格伯爵的照片是在最上边儿啊，一眼我就看出来哎，我说这可能是施特芬贝格伯爵被枪决的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下了车就进去看。当然，博物馆是已经关门了啊，这个，然后这个这个院子是可以看的，就当年他被枪决那个院子可以看，那堵墙。 上面呢镶着这个他们几个人的这个青铜浮雕头像，然后地上还有人献花圈，中间孤零零的一棵树，看着就挺这个阴森的。据说今天联邦国防军新兵入伍宣誓仪式都是在这堵墙前举行的。那今天呢，咱们从历史的角度啊，该怎么看待这个七二零事件啊？首先，咱们。 说这个七二零事件为什么失败？那大家第一个能想到的原因呢，就是运气太坏，各种倒霉事儿都凑一块儿。要是没人挪那个公文包，或者会议没提前开始，让施陶芬贝格踏踏实实的把两块炸药都组装好，很可能刺杀就成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算希特勒被炸死，密谋分子就能政变成功吗？其实我觉得还够呛啊。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密谋分子啊人数实在。 太少了，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人物，是吧？贝克大将是前总参谋长，维斯莱本元帅是前西线德军总司令，一前就完蛋了，啊，退休老干部，这就真得说纳粹统治德国这十几年洗脑工作呀，做的确实非常好。像雷默少校这种忠于希特勒的人是军队里的主流，要不然施陶芬贝格也不至于想这么一个拐弯抹角的办法，而且这种政变。 跟德国军人那种忠于职守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甚至被很多人视为叛国。所以，就算希特勒真被炸死，最后很可能是全国一片混乱，掌权的还是某个纳粹高官啊，比如格林或者这个希姆莱。 但是你说这个施道芬贝格这些人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啊？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有的，或者说本应该有啊。这就是寻求盟军的支持，非常可惜，这条路呢被盟军自己给堵死了啊。其实当时很多人，比如隆美尔，不是没想过私下跟盟国议和，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这个原则本身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也确实大大坚定了各同盟国的决心。 但是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德国人？你要是把德国整个看作一个犯罪团体，必须斩尽杀绝，还是把希特勒之外的德国人，包括很多军人区分开来，把他们视为纳粹的受害者，是吧？显然应该是后者。那盟国的目的绝对不是把德意日三国从地球上抹去。 而要让他们彻底屈服，再把他们改造成正常国家，所以应该给德国国内有所改变的这些人、想改变的这些人以机会、以帮助，让他们看到希望。非常可惜，盟国上上下下都矫枉过正地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前面咱讲过，意大利政变之后，那巴格多里奥元帅也得不到任何外部支持，最后还是让德国人钻了空子。七二零事件。 也一样啊，丘吉尔呢就表示说，说这是第三帝国政要之间自我毁灭的斗争。美国、苏联的态度跟丘吉尔差不多，而这明显是不符合实际的。更糟糕的是，这些原则正好被希特勒拿来当宣传素材，教育德国人。你们看，咱的敌人就是要彻底毁灭德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实际上是帮了希特勒一个大忙。 对日本的死硬分子也是如此啊，所以后来很多的历史学家，比如英国的利德尔哈特，都认为这个原则很不明智。盟国为了这个原则多打了好几年的仗，多付出了数百万人的牺牲啊，还在德意日人民心目当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个代价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这个太大了一点啊。关于这个七二零事件呢，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很多同学呢。 可能都看过啊，前些年阿汤哥主演的这个电影《行动目标希特勒》，讲的呢就是这次事件啊。我以前一直觉得阿汤哥是一个纯偶像派明星，长得确实帅，演的那些电影都特别帅啊，什么《壮壮志凌云》呐，《碟中谍》呀，啊。但是在这部片子里边。 演技非常了得啊，把施陶芬贝格这个形象啊演的这个特别好啊，所以这个施陶芬贝格今天是民族英雄啊。咱们前面讲，德国国防部所在的这本德勒大街改叫施陶芬贝格大街啊，被枪决的地方改成了的纪念馆啊，每年德国新兵入伍仪式都选在七二零这天举行，可能这就是施陶芬贝格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的军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了。 好啊，这就是今天的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